第八十四集，两人拐过长长的走廊，林和西朝廊檐外阴沉干燥的天空看一眼，轻轻皱眉问：“今天晚上真的会下雪吗？”尤虫道：“天气预报显示凌晨有大雪。”林和西闻言，回想起和尤虫在海边遇到的那场提前到来的大雨，眉间霎时舒展开来，面上隐约带着几分期待。 那就好。吃完饭出来，夜幕已经降临，整座山庄都亮起灯了。他们在山庄里绕湖闲逛半个小时，林和西的脸就被冬日里的风吹得冰凉，鼻尖也被冻得微微发红。双手插在口袋里也暖不起来，林和西把手伸入游虫的羽绒服口袋里取暖。游虫将他衣领后的帽兜拉起来，替他戴在头顶。 两人返回房间。尤崇订的房间是带小庭院的大床房，后院还有热气腾腾的露天汤池。林和熙站在房间里往外看，湿润的呼吸附在玻璃门上，眼前的玻璃上很快就漫起大片白色雾气。他伸长指尖，在玻璃上一笔一画地写尤虫的名字，然后听见尤虫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 问他要不要去泡温泉，林和熙偏过头应了声好，缩回冰凉的指尖，转身去床边换泳裤。换好裤子起身时，就看见尤虫站在玻璃门前，自己原来站过的位置上，像是在往外看什么。林和熙走过去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尤虫没有回答，而是侧了侧身体，露出深浅的玻璃门来。 门上自己写下的油虫的名字已经不太清晰，下方又多出一行他自己的名字来，是谁写的，自然不言而喻。顿了一秒，林和熙满脸笑意，饶有兴致的开口：“ <laughs> 是不是还要画一个爱心，把我们的名字圈起来？”油虫也笑了起来：“ <laughs> 你是小学生吗？”林和熙虚心请教。 <laughs> 那么，请问成年人现在应该怎么做？尤虫道：“成年人应该这么做。 <laughs> ”说完，低眸吻住了他。这个吻的时间并不长，两人很快就分开。林和熙走回衣柜面前，拿出挂在衣柜里的浴衣穿上，最后把羽绒服套在最外层，拉开玻璃门，走向院子里的温泉池。 寒风从袖口和领口钻入，很快侵入皮肤深处。林和熙伸腿试了试水里的温度，脱掉羽绒服和浴衣，进入汤池中坐下来，唇边溢出一声满足的喟叹。他仰头看向头顶广阔的夜空，今晚的月亮不圆，却清亮如水洗，旁边还零散缀着几颗闪烁的星星。 林和熙低下头来，伸手去捞池中水面倒映出来的弯月，指尖还没碰到月影，银白色的月亮就在骤然荡开的水中碎了满池。游虫在温泉池里坐了下去，林和熙从水里挪过去问：“明天去哪里啊？”游虫道：“去古宫城看雪。”林和熙又问。 如果没有下雪呢？游虫思忖一秒，那就整天都待在酒店里。林和熙信以为真，满脸犹疑的接话：“待在酒店做什么？”游虫嗓音低沉，话里透露的内容令人想入非非。做能在酒店里做的事情。林和熙神色震惊的抬头，然后对上游虫那双满是戏谑的眼眸。 意识到对方是在开玩笑，林和熙伸长手臂捞过池边装在防水袋里的手机，转身趴在池边打开手机查攻略。搜到人气极高的热门景点时，他斜过手机问：“你要不要看？”游虫转过身来，从背后将他搂在怀里，下巴轻轻压在他的肩头，懒洋洋的先眸扫一眼，然后毫不客气地使唤他。 翻译。林和熙往后翻了几页，自己看过以后也兴趣不大，又退了出来，顺手点开坐落于本地著名的国际主题游乐园，看向图上圣诞活动的宣传内容。他从水里转过身来，要拿手机上的宣传图给游虫看，鼻尖上陡然传来轻微的凉意，林和熙愣了愣，伸手往鼻子上摸去。 却将指腹上的水珠一并蹭在了鼻尖上，误以为是自己转身时溅起的水落在鼻尖，他没有太过在意，举着手机，笑容狡黠的问游虫：“明天晚上，要不要去游乐园玩啊？”游虫眉梢轻扬，不答反问：“你想去？”林和熙欲要开口答话，睫毛却轻轻一抖，再次感觉到了微小的凉意。 甩干指尖的水珠，他抬手往睫毛上摸了摸，指腹很快变得湿漉漉起来。他下意识地抬起眼眸来，下雨了。尤虫没有说话，抬手摸上他那头干燥而柔软的黑色短发。一秒以后，他将指腹摊开在林和熙眼前，低声笑了起来：“ <laughs> 不，下雪了。” 林和熙目光专注的朝他手指上看去，雪花很小，甚至看不出它的具体形状，很快就融化在油虫的指尖。林和熙仍是许久都没有挪开目光，直到油虫头顶陆陆续续附上白色的晶体，林和熙才轻眨眼眸，骤然回过神来，仰头朝黑沉沉的夜空里望去。黑夜中。 有大片大片的白色雪花从遥远的高空安静掉落，吻上他的眉心、他的鼻尖，还有他的脸颊。他低下头，摊开手掌，很快就有漂亮而完整的六角形雪花落在掌心里。林和熙捧着掌心里的雪花给油虫看，借着院前屋檐下的浅黄灯光。 尤虫看见他眼眸乌黑而明亮，眉梢眼角满是好看的笑意，而在林和熙的瞳孔深处，有清晰可见的他自己。掌心里的雪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化成水，林和熙想要缩回自己的手，尤虫眸色深邃，捏住他的手腕，将他拽向自己面前，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。 亲吻他冰凉的嘴唇。林和熙伸手搂住他，闭上眼睛回吻他。游童带着他往水里沉了沉，将他按在热气腾腾的池壁里，湿润而温暖的吻沿着他的耳朵和脖颈一路落下。两分钟以后，他们从温泉池里出来，捡起衣服，回到暖气充足的房间里，锁上通往后院的玻璃门。 拉紧门前厚厚的窗帘。房间外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；房间内温暖如春，爱意汹涌。隔天早晨睡醒起来，门外院子里果然落满了厚厚的雪，视野所及之处皆是白茫茫一片。林和熙匆匆洗完澡出来，换上暖和的毛衣和羽绒服，哪里也没去。 只打开玻璃门去后院里玩雪。尤崇打电话叫了酒店的早餐，也冲完澡穿上衣服，从行李箱里拿出相机，打开玻璃门，站在屋檐下，饶有兴致的给他拍照片。镜头里，林和熙还穿着昨天那件白色羽绒服，蹲在银装素裹的雪地里，顶着一头乌黑柔软的短发，黑与白的色彩对比分明，衬得整张脸。 干干净净还好看。尤虫按下快门，雪地里的林和熙闻声抬头。尤虫又抓拍下他扬起脸看过来的画面。林和熙也兴致勃勃的站起来，拍落手套里的雪，踩着游虫手中未停的快门声，笑容明媚的走向他。哪来的相机啊？游虫将相机从眼前拿开，从家里翻出来的。 林和熙面露稀奇，你还玩摄影？以前学过，现在已经不怎么玩了。